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美国人哈出其不意把东京呢给炸了。不过这个炸东京啊，也就是出了口恶气啊，跟骂小日本我我告诉你道理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在太平洋上还是日本人占绝对优势啊。那么这个势均力敌的海战呢，还没有进行过一场。那么日美之间的第一场海战是从哪儿打起来的呢？这一集呢，咱们就讲讲太平洋海战的第一炮——珊瑚海海战。 之前咱们讲，小日本儿先后攻占了菲律宾和马来半岛啊，这两块硬骨头啃下来之后，他们的最终目标——石油产地印尼啊，那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啊，手拿把钻的事儿。所以四二年的二到三月，小日本儿发动爪哇战役，一个月就把这个印尼啊就搞定了啊，这个不难理解。英美这种大国。 都被打得满地找牙啊！就是这个统治印尼的是荷兰，啊荷兰本土都被这个德国给占了啊，所以你这个根本就不在话下，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是吧？在这个东印度群岛驻守的军队啊，主要还是英联邦军队啊，他们的领导人呢啊是咱们在这个北非的那个老熟人韦维尔将军，真的得说呀，这老哥的能力啊太够呛了啊，在北非被隆美尔碾压。 是吧？在远东又被小日本欺负，盟军撤退的时候慌到什么程度？连最重要的石油设施都没来得及破坏就跑了，就这么白白的给日本人完整的留下了。所以打完了印尼之后，日本人在西南太平洋下一个目标就是澳大利亚的门户新几内亚。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港口呢是莫尔兹比港。 打下莫尔比港就意味着澳洲门户洞开，这是美国人绝对不能看到、不能容忍的。于是呢，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整天都在密切关注战场的消息，等待时机，在海上歼灭日军的机动部队。一九四二年的二月，日本人占领了澳大利亚东北匹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基地啊，三月初呢，占领了新几内亚北部地区。 到了四月底，日本第五航空战队、第五巡洋舰队从印度洋呢赶来增援，进攻这个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的计划进入倒计时阶段，眼瞅着就可以上澳洲大陆报考拉去了。日本军部开心极了，是吧？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大将在公开场合叫嚣说：“澳大利亚政府应该知道，任何反抗都是枉然。” 如果再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们将遭受与河属东印度同样的命运。两个月之前，一九四二年的一月二十号，这个日本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一一二四号潜艇在加拿大达尔文港布雷的时候呢，被盟军击沉了。你看这个小鬼子的潜艇啊，是是醉了啊。通常潜艇都是出去拿人头的，小日本和苏联的潜艇总是给人送人头。 而且这次呢，不仅仅是送人头了。这个一幺二四被击沉之后，美军随后用这潜水作业船队从这个潜艇上捞出了日军的密码本。在之后的几个月，是吧？珍珠港情报处就开始逐渐破译日本的密码啊。这还没完，人家那时候啊就会做这个大数据分析了啊。 美国人就利用分散的情报，逐渐绘制出日本联合舰队的整体进攻部署。所以这一意外的天机，就成了战争初期弱势的美国海军能够跟日本联合舰队周旋最重要的筹码。那么根据破译的情报，美军获悉日军将对莫尔兹比港实施登陆，同时呢。 小日本还要派遣先遣队啊，先占领图拉吉而且日本这个投入的兵力呀，美国人都知道了啊。但即便如此，当时美军就这几头人，马齐了去跟小鬼子死磕也不容易。美国人能够拿得出手的，只有第八特混舰队“列克星顿号”和第十七特混舰队“约克城号”两艘航母。 另外呢，有八艘巡洋舰和十三艘驱逐舰。但是，即便是困难重重，新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仍决心阻止日军登陆莫尔兹比港啊！任命弗莱彻少将。 统一指挥两支舰队。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号，日军派遣第五航空战队、第五巡洋舰队作为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出发南下，游弋在这个夏威夷和新几内亚群岛之间，掩护登陆部队的编队，由翔凤号轻型航空母舰、八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组成，作为攻占莫尔兹比港的先头行动。从拉包尔出发的日军。 先遣登陆部队在翔凤号舰载机的掩护下，五月三号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图拉吉。然后呢，日本登陆部队主力从拉包尔坐十四艘运兵船，在六艘驱逐舰、一艘巡洋舰的掩护之下，浩浩荡荡驶向莫尔斯比港。完成图拉吉登陆掩护的翔凤号和它的掩护舰只向西航行，准备跟登陆部队会合。同时呢，机动部队第五航空战队也进入珊瑚海啊。 这个时候啊，前来迎击的美军第八和第十七特混舰队比日军机动编队早了一步进入了珊瑚海，所以一场大海战在所难免。第一场战斗是五月三号开始的啊，当时弗莱彻将军接到了这个日军登陆图拉吉的消息，他的航母编队呢在所罗门群岛南边一百多公里外加油，弗莱彻立即命令舰队停止加油，以最高航速赶过来。五月四号拂晓，约克城号航母在。 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啊，这个立刻就派出飞机向海面上的这个日舰呢发动了袭击啊。这次袭击啊没什么效果，但是弗莱彻立功心切啊，就给总部谎报军情啊。看来美国人也干这事啊，说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呢，带着舰队呢向莫尔兹比港进发。但是这样的这个小把戏是骗不了尼米兹将军的火眼金睛的啊。尼米兹说，从消耗的弹药和取得的战果来比。 这场战斗肯定是令人失望的，消耗弹药是其次啊。这次盲目进攻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暴露了美国航母的位置啊，等于是这个告诉小日本爷来了，爷就在这儿，你来打吧。到了五月六号，珍珠港来信了啊，情报显示说日军有两艘航母要在第二天抵达珊瑚海地区。 啊，弗莱彻少将于是急忙向西指使珊瑚海，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以给小鬼子突然袭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舰队在下午就被一架日本水上飞机发现了，在拉包尔的这个日本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吓了一跳。这井上成美呢？ 也是旧日本帝国七十七位海军大将当中的最后一位，最后一个晋升为海军大将。而且这哥们儿更逗的是，战后啊，这个这个日本的这些高级将领都被清算了，失业了啊，所以有的人呢就去经商啊，有的人靠写回忆录，有的人加入右翼组织。只有井上成美以海军大将之尊到中学当了一名英语老师啊，教英语去了啊，这哥们儿心挺大的啊。 他想不到这个美国佬敢过来送死，所以紧急命令运输船停止前进，然后派翔鹤、瑞鹤两艘航母去歼灭美军。不凑巧的是，日本人的舰队碰到了厚厚的云雾啊，战斗就推迟了一天。但是呢，该来的是早晚要来。七号早上四点，日军舰队派七十八架战斗机向美军航母扑了过来。到达目标上空的时候呢，只发现了美军一艘游轮和一艘驱逐舰啊，所以在附近的海面啊。 这个反复搜索两个小时一无所获啊！那苍蝇蚊子也是肉啊，所以气急败坏的日本舰载机飞行员啊，就把这两艘船给击沉了。日军这边是闹了个笑话，击沉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游船。美军这边商量好了似的，也搞乌龙。弗莱彻这个时候是急着找这个日军登陆部队啊，不能让日军占那个莫尔斯比港啊，所以派侦察机四处搜索啊。结果呢，黎明之后，列克星顿号的一艘巡逻机报告。 是吧？说发现日本两艘航母、四艘重巡，弗莱彻决定倾全力实施攻击，而且特下本儿，是吧？前前后后派了九十三架舰载机飞向目标。等这些飞行员看到目标之后，都快气吐血了。为什么呢？就是两艘轻巡洋舰和两艘炮艇啊，一个护航舰队。 是吧？不过美军的运气比日军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护航舰队，那主力舰队肯定不远，所以接着找，找了一会儿，找到了一条大鱼——日军翔凤号航母。虽然是一艘一万多吨的轻型航母，总比一无所获强。有了大鱼，哥几个就别客气了，上吧！啊，所以半个小时轮番进攻，翔凤号中了十三颗炸弹和七条鱼雷。 沉默。太平洋战争，韩武第一滴血被美国人拿了。整个七号上午，美日双方攻击舰队刚好处于相互攻击范围的边缘，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发现对方啊。日本原中一中将派十二架轰炸机和十五架鱼雷机向预想目标飞去啊，结果呢，这些飞机在黄昏的时候啊，是从美舰队上空飞过的。 为什么？因为天气原因，是吧？没有这个发现目标啊。等到返航的时候呢，天黑了，居然有几架迷航的日本飞行员试图降落在美国约克城号航母上啊。美国高炮手一发现，是吧？识别信号不对啊，谁呀你就往我这儿落，哐哐哐就开炮啊，打落了一架。 另外几架呢，慌忙逃跑。弗莱彻才意识到日本航母就在附近，是吧？为什么人飞机都来了？所以决定这场海战结果的航空母舰之间的决斗，在第二天就要进行了。五月八号凌晨，珊瑚海二百海里范围内，这个美日双方四艘航母为这个作战做准备啊。唯一不同的是呢，这个美军呢，早点为飞行员发的是巧克力啊，日本飞行员呢发的是饭团八点一刻啊。 美军侦察机发回报告啊，说敌人的航母在列克星顿号东北一百七十五英里处。几分钟之后，美国的电台就监听到日本人那边也兴高采烈的报告说发现美国航母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跟俩高手决斗似的，看谁出枪快。约克城号和列克星顿号航母马上起飞了八十二架飞机扑向日本舰队。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后，找到了日本人。 这个时候，日本翔鹤、瑞鹤两艘航母啊，正在向东南方行驶，各有两艘重巡和几艘驱逐舰护航。就在美军飞机在日本航母上空准备攻击的时候，翔鹤号出动了几十架零式战机在空中拦截，瑞鹤号呢就躲到了下着这个暴雨的云彩下面啊。这个小日本是狡猾狡猾的，天上的美国飞行员就有点乱了阵脚啊，被日本战斗机冲散了，哥几个只能各自为战。 虽然如此，还是有两颗炸弹击中了祥鹤号，导致飞行甲板因为燃油泄漏起火。十多分钟之后，列克星顿号起飞的战机赶来增援，不过呢没什么帮助。尤其是这个时候，美军的鱼雷机呀投下的鱼雷啊就没有准时准点爆炸的啊，要么提前引爆。 要不就是击中敌舰之后它不炸翻个跟头沉了啊，把美国飞行员给气的呀，是吧？真想把这个炸弹扔到鱼雷工厂里去啊！所以这一波攻击过后，美国飞机剩下四十三架返航。这个时候，列克星顿号的雷达就发现了七十多英里之外的日本飞机，赶紧起飞战机拦截。日本飞机准备非常充分，六十九架舰载机在被拦截之前就分成了三个攻击队。 首先由鱼雷机攻击约克城号啊，但是约克城号呢灵活的进行了规避，八条鱼雷无一命中。但是两艘航母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削弱了对空防御，所以一颗八百磅重的炸弹击中了约克城号啊。但是约克城号还能战斗，列克星顿号就没这么幸运了。日本飞机从它两边投射鱼雷，列克星顿号吨位大，转弯不灵活啊，被两条鱼雷击中了左舷。 锅炉舱进水，接着啊，祸不单行，又挨了两颗炸弹。十三分钟之后，日本人飞走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报告，他们替翔凤号报了仇，击沉一艘大型航母和一艘中型航母。 可实际上，这个美国航空母舰上啊有非常完善的损管措施。约克城号呢，很快就恢复了战斗力，而且轻伤不下火线，是吧？继续呢接纳返航的飞机啊，还有战斗机不断起飞啊。尼米兹是应该给这艘军舰发个劳模奖。另一艘航母呢，列克星顿号舰体内部发生了爆炸啊，看来是真救不回来了。 是吧？到了下午三点，舰长下令弃舰，然后自己人用五条鱼雷把它击沉了。仗打成了这样，加上天色已晚啊，弗莱彻就琢磨别作了啊。于是呢，带着伤痕累累的舰队撤退。幸好撤了，为什么呢？第二天一早，日军瑞鹤号航母再派飞机啊来攻击搜索美军舰队啊。但是呢，海上只有列克星顿号的残骸了。 随着美军撤出战场，啊，山花海战就此结束。这场海战呢，规模不大，但是呢，获得了好几个第一的头衔啊。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较量，第一次双方舰队在视线距离外的海战，也是第一次双方没有战列舰向敌军战舰开火的海战啊。从双方较量的角度看，这几乎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公平的一役。 两艘航母对两艘航母，美国人用一艘主力航母列克星顿号换了日本一艘护航航母翔凤号，看上去呢是美国人吃亏了啊，但是呢，尼米兹这个时候说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意义有多深远呢？很深啊，但是不远。 一个多月后，中途岛战役就体现了啊，日本这边第五航空战队的两艘航母原本是要参加中途岛战役的，现在只能躺在船坞里急救了。但是同样重伤的约克城号就不一样了啊，美国人加班加点，几天时间就把这伤员从 ICU 抢救到普通病房，人家又开出去了。所以啊，实际上美国用一艘航母的沉没。 换取了两艘日军航母不能参加中途岛战役，否则中途岛美日航母的数量比就是四比六，而不是三比四啊！所以这个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